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七十七集。林青霄的消息发出去后，很快希尔米海中所有人都接到了通知，绝大多数人立刻往林青霄指出的位置奔来。林重玉看到消息。 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素隐月跟在林崇玉身边，问：“表哥，他们发现了吞元兽，是真的吗？”素隐月并不知道林崇玉和云梦涵已经和好了，她也不知道林崇玉消失的那一夜去了哪里。如今她跟在林崇玉身后，一心等着嫁给林崇玉。她怕林崇玉身边没有人手。 还把父母拨给他的林山的精锐护卫全部交给林崇玉差遣。林崇玉很快就压制住内心的波动，说道：“是真是假，我们去看一眼就知道了。事关天界安危，不容侥幸。我料林清霄再大胆，也不至于拿这种事情开玩笑。”苏隐月点头说：“好，既然表哥你去，那我也去。” 散落在希尔米海各处的队伍一起朝一个方向赶去。然而这并不轻松，因为米海内地形被割成一块块的，有些队伍很可能辛辛苦苦赶路三天，突然空间阵法变换，他们又被抽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到最后，只有极少数队伍成功抵达。然而能赶到这里的，无一例外都是强队。 洛寒四人经历了两次地形变化，但是他们跟得紧，每次都小心翼翼坠在吞炎兽身后，并没有跟丢。此刻午后清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阳光被树叶割成一块块圆形的光斑，在地面上斑驳晃动。叶子楠和洛寒蹲在草丛后，小心翼翼地用密语传音：“来了吗？”洛寒摇头说。 快了！林清霄潜藏在最前面，神情专注，时刻注意着周围。他们手里的令牌不断的亮起各色的光，所有人都在紧张又小心的交换信息。叶子楠忍不住和洛寒感叹：“他认路好厉害！他说在这一带，就真的在这附近。”最开始林清霄发出消息后，还有许多人不服，但是接下来几天。 林青霄报出来的位置特别准，每一个决策从未失误。很快，所有人都信服了。今日林青霄算好这个地图不会变，而且吞元兽走到一个特别适宜布阵埋伏的地理位置，简直是天赐良机。在林青霄的提议下，众多弟子商议过后，决定在今天收网。洛寒深有同感的点头，随后叹气。 唉，是啊，为什么我就记不住路呢？可能是因为他会阵法。听说学阵法的人天生空间感好。你这话不太对。洛寒残忍地将真相播给叶子楠看，是因为空间感好，所以才能学会阵法吧？擅长一个就擅长所有，同样有一项短板，那接下来哪一个都不太好。扎心了，叶子楠捂住心口。 头一次真切的感受到自己要过气了，他唏嘘了一会儿，悄悄凑近了洛寒，极其热情的对洛寒眨了眨眼。洛寒，我们是好朋友对吧？洛寒被他说的郑重起来，警惕的看着他。你想做什么？一会儿你跑的时候能带上我不？洛寒无语，几乎忍不住想翻他一个白眼儿。叶子楠不依不饶。 洛寒被烦得没办法了，不耐烦地说：“哎，行行行。”他们两人在后面传音的正热闹，前面突然传来林青霄的声音：“准备，他踏入阵法了。”洛寒和叶子楠立刻收起嬉闹之心，纷纷警惕起来。外面传来什么东西走路的声音，洛寒无声地握紧了手中的法器。在密林中放出神石是很危险的。 因为仙人有神识，妖兽也有。贸然放出神识，可能会惊动林子中其他强大的妖兽。妖兽对于仙族来说是资源，仙族对于妖兽来说也是食物。何况外面是吞元兽，更是一丁点马虎都不能有。他们不能放出神识，也不能偷偷看，只能依靠声音推断吞元兽的位置。 草丛不时传来簌簌声，林青霄慢慢举起手。在这种紧张时刻，洛寒竟然还有心思想他的手真好看。林青霄手掌忽然斩下，说：“动手！”四周草丛、树梢甚至地下立刻跳出许多先族。邹继白从另一个灌木后跳出来，张口发出一阵狮子吼。这是邹鱼族的秘技。 据说还是中古时期从战场传下来的，可以在阵前威慑对方、振奋士气。因为声波太大，还会造成一定的晕眩。洛寒他们早就准备好特制耳塞，唯有吞元兽被这一阵巨吼打了个正着，生出片刻失神。趁着短短瞬息，林青霄立即开启复灵大阵，吞元兽脚下现出一道道阵法灵光。 这是一天前林青霄就布在这里的阵法线，一条接一条连通，很快能量在里面流淌起来。吞元兽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中埋伏了，他怒吼一声，想要冲出包围。洛寒之前看到的都是吞元兽战斗形态，原来普通时它才一匹鹿大小，它长相似羊非羊，似鹿非鹿。 光看长相，很难想象到他是这样暴虐的凶手。围在周围的先祖子弟立刻不要钱一样往吞元兽身上扔法术符箓。阵法启动需要一段时间，如果这段时间内让吞元兽跑出去，他们就前功尽弃了。众人一起发动看家本事，务必将吞元兽拦在阵内。法术刚靠近吞元兽就被吸收。 然而密集的攻击还是让吞元兽停滞了，不时有其他擅长魅惑的种族给吞元兽施加迷障，在众人不要命一般的攻势下，阵法最后一条线接通，复灵阵成。阵法发动后，吞元兽的能力被大大削弱。希尔米海本来就有削弱阵法，复灵阵又是专门为妖兽设计的，两相叠加，效果瞩目。 吞元兽在阵法内横冲直撞，但就是冲不出来。在外面的人无疑都松了口气，他们最开始还担心凌清霄拖大，毕竟复灵阵法是十大一阵之一，不是所有人都能独立完成这么大型阵法的。没想到，竟然真的成功了。有了阵法辅助，制服吞元兽的难度至少能下降八成以上。 这一下，在场所有弟子的内心都振奋起来。若说最开始他们还很忐忑，现在他们已经有把握将吞元兽一举拿下。昆山青龙族的少主振臂一呼，喊道：“准备困魔锁结阵！”之前在中山时，亚鱼跑出来作害，最后就是被困魔锁抓住。困魔锁也是专门研究出来对付凶兽的。 只不过吞元兽特殊一些，困魔索触碰到它的身体会被吞噬，困魔索松了没法绑住吞元兽，紧了又会被吞噬，这其中的度要尤其拿捏好。众多弟子围成八卦阵，从各个方位抛出困魔索，试图结成牢笼。洛寒控制灵力出众，他们这个方位就是由洛寒操纵绳索。林清霄要控制缚灵阵。 洛寒控制困魔锁，邹继白在内围牵制吞元兽的视线，叶子楠飞在上空，时刻给洛寒和林青霄传递消息。西北方探索失败了，洛寒，你往东挪一点，搭上昆山他们的困魔锁。洛寒只好控制着困魔锁往另一个方向走。他们想要将困魔锁搭成一个笼子，奈何里面的吞元兽太过难缠，牢笼搭着异常艰难。 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有半数人失败了。林青霄看到变换阵法，配合洛寒的行动，洛寒成功搭上了另一条绳索。可惜他们孤军难支，接下来迟迟没有其他绳索加固，很快他们就失败了。他们光搭建绳索就磨了很久，日头渐渐西垂，周围的弟子灵力耗空，一把又一把的吃补灵丹。 白天好歹光线好，要是拖延到晚上，他们彼此不好配合，结阵只会更难。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时间不多了。这次空山青龙族的少主也来了，天帝就出身青龙族，龙族是仙界之首，青龙又是龙族之首。他们的少主易华轩理所应当成了此次的总指挥。易华轩用灵力传话：“天快黑了。” 所有人打起精神，我们一起发力试一次，这次一定要成功。其他方位主控困魔锁的人已经换了好几波，唯独他们队里一直都是洛寒。叶子楠从天上落下来，低声问：“洛寒，你还可以吗？要不我来顶一会儿？”洛寒摇头：“不必，我还可以。”洛寒不存在灵力枯竭的问题。 但是长时间高度集中，对神识的消耗特别大。洛寒活动手指，用力伸了伸胳膊，忽然双手张开，从掌心汇聚起一大团灵力来。洛寒将灵力源源不断的注入困魔锁然后控制着困魔锁绕过吞元兽和其他人的绳索打结。这一次指挥得当，竟然一转眼就成功了四条。众人受到激励，纷纷加大力气。 困魔锁一条接一条到位，牢笼出具模型。洛涵不敢大意，立即抛出第二层困魔锁加固。第一层形成搭建是最难的，接下来几层要快速许多。第二层、第三层次第完成，接下来他们只需要完成最后的加固，困魔锁结阵就要完成了。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 下期更精彩。